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社交离线日，出来分享才开心主题活动，至今已经举办多次了。作为心理专家，您对这个活动有什么看法？飞速发展的社交网络简化了人们的沟通。 却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情感需要。今年的活动进一步号召人们行动起来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暂别网络，关注面对面交流，分享真实沟通带来的幸福体验，绝对是一件好事。其实线上交流也是交流，难道二者有什么差别吗？社交网络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，但也为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这样的社交模式催生了新型社交人类。 例如亲朋聚会，新型社交人类手机不离手，一到美食上桌，他们先要拍照，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，然后期盼着别人点赞和评论，反倒冷落和忽视了身边的人。这一情景折射出的是新型社交人类过于在乎创造未来的幸福感，而缺乏聚焦当下、感受当下幸福感的能力。嗯，过分依赖线上交流，可能导致这类人群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问题。 不仅如此，大家公认的是，面对面交流是复杂、高层次的，更能考验一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。面对面的交流要求人身心投入的对待彼此。线上交流的隐患就是不需要这种对人内心情感的体察与维护。嗯，有道理。适度离线，不要过度依赖网络，在真实的世界里进行互动、分享、情感经营，是克制网络迷恋的切实可行的理性选择。 也是长远幸福的重要源泉。您说的是情感经营，难道情感还要经营？是啊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需要经营的。这种说法并不荒谬，这在面对面交往中体现尤为真切。比如，与人交往要真诚，要用心，要懂得彼此珍重。但人与人之间总会有磕磕碰碰，这就需要磨合。相处久了，彼此熟悉了，也就有了相处之道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人要不断自省，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涵养。如果一个人能使对方因为拥有你而感到自豪，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功。六，女的对这项主题活动的看法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七、线上交流和面对面交流的差别是什么？八、过分依赖线上交流可能导致什么问题？ 九、关于经营情感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、这次主题活动希望人们做什么？